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七十六集。洛寒嘴边露出笑意，因为林清宵能这样说，说明他真的是看开了。他曾经和家庭的关系很紧绷。 对林显红、素宜芳有一种刻意的疏远感，他看似强硬决绝，其实这反而代表着他还在意父母。等到了中古，他在另一个时代遇到了很多长辈，得到了真正强大的长辈的指引，不知不觉间，他已经不依赖父母的认可了。林清霄刚回到天宫时，他曾心有侥幸，对林崇玉和素宜芳抱有最后的幻想。 他期望父母对他包容而爱护，他甚至提前做出了一定的妥协，可惜最终他失望了。他彻底意识到，不爱就是不爱。他在家人心中就是比不过林崇玉。他就算让自己变得再符合世人期望，也无法引来父母的回眸。伤口化了脓就要剜出来。林青霄亲手将自己最后的软弱剔除，也亲手斩断了。 他和父母和解的路，这一生，林显红、素一芳和白灵鸾都不会再原谅他。这样很好，他不会有机会再做出妥协、软弱之类的事情了。洛寒觉得慨叹呢。原文剧情中的林清霄没有经历过希尔米海，没有经历过中古大战，也没有经历过戒断家族，他性格中的偏激、脆弱、疯狂，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下来。 一直留到他成为天帝，成为六界力量的巅峰。越是没有得到过爱的人，越害怕失去仅有的温暖，所以在剧情后面，他才会对云梦寒那样容忍，因为除了云梦寒，没有其他人了。即便云梦寒屡次触犯到他的底线，他也愿意一遍遍原谅他。而现在的林清霄内心比后世更加强大。 安全感也更加饱满。他得到过肃宗氏、荣成、西恒等长辈的认可，也得到过叶子楠、邹继白等伙伴的支持。如果将现在的他放在同样的境况中，林青霄肯定不会容忍云梦寒了，他会第一时间把云梦寒扔出去。这是好事，洛寒告诉自己，他并不是毫无进展，他至少改变了大魔王对世界的看法。 虽然现在的林青霄心机略深，心思捉摸不定，黑化值忽高忽低，可是至少比后世那副冷漠如磐石的模样好啊。洛寒发现他的目标越来越低了，最开始他想着拯救世界，改变大魔王，后来觉得林青霄别黑化就可以，现在只要比最坏的情况好，他就满意了。卑微呀。 林青霄和洛寒离开地牢后，没有再回九人城，而是直接往另一个城池赶去。除了九人城，还有许多人处在被绑架的威胁中。洛寒和林青霄按照面具男的记忆，一路找，一路捣毁，将魔族据点破坏了一大半。剩下的极少数，因为地方远或者太绕路，被林青霄上报天宫，交由当地朝廷解决。 他们任务办完后，马不停蹄又赶紧往中山赶。他们虽然捣毁了魔族的据点，可是他们并不知道雷烈王绑架底层仙族做什么，雷烈城里到底有什么，面具男将装着仙族的血葫芦交给了谁，之后作何用途，都是一片迷雾。每耽搁一天，都可能是一条人命。洛寒和林清霄不敢大意，坐上飞舟后，全速往中山赶。 回程和来时不同，刚出来时，洛寒对两边景色好奇不已，时不时下非洲看风景。现在新鲜感已经消散，他全天待在房间里，恨不得一睁眼就落地。非洲上只有洛寒和林青霄两个人，洛寒懒得看沿途风景，想要和人说说话，就只能去找林青霄。洛寒过来的时候，林青霄正在写东西，看到他，淡淡的说：“你来了。” 洛寒坐到岸边，他无事可干，就只能撑着下巴看林清霄写字。他看了一会儿，忍不住问：“你在写什么？”“给天书院的文书。”林清霄解释：“这次事情牵涉广泛，天书院需要见到足够的证据才会出手。正好路上无事，我便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整理出来，还有中山新一年的任务安排，也可以预定了。” 遇到林青霄这样的上司，也不知道是福是祸。林青霄离开中山大半年，中山各机构的日任务、巡任务、月任务从未断绝，从上到下，每一天都被安排的明明白白。现在林青霄人还在路上，就已经着手安排新的一年了，精力旺盛到令人感到可怕呀！洛寒感叹。哎，幸好我既不是你的学生。 也不是你的下属。林青霄低头写字，云层上的天光折射到他身上，圣洁的宛如神像。这幅画面看起来何其端肃啊，简直能立刻裱起来给天宫当宣传画册。然而，画像中的那个人忽然冷不丁问：“那你想做什么？”洛晗眨了眨眼，笑着把皮球踢了回去：“这得看你身边还缺什么位置啦。” 洛寒的感觉没错，对待林青霄只能用直球。他说的越大胆，林青霄越不好意思接。要是和他玩文字游戏，以林青霄的耐心，能一直问到你崩溃。林青霄果然说不出话了。洛寒志得意满，他看到林青霄身边的笔，忽然想起一件事儿。对了，你的灵火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件事，洛寒早就想问了。 但是之前要么身边有人，要么不安全，他一直没找到合适的问话时机。现在非洲上寂静，不必担心谈话被别人听去。洛寒立刻问了出来。林清霄指尖微微弹动，一簇蓝色的火焰出现在他指尖。你说他？对，我记得你以前的灵火并不是这个颜色，好像也没有这么大，为什么突然变了？ 修为到一定级别后，修士就可以释放出自己的灵火。像林青霄属性寒，他的灵火就是冰冷的、没有温度的蓝火。洛寒之前见过林青霄的灵火，那时候灵火并不是这个样子，而且也很友好，哪像现在呀？仅是看着就有威压扑面而来。林青霄将灵火收回，轻描淡写的说。 在中古行军的时候，曾遇到过几个不常见的地形。我寻找出路时，顺便吸收了里面的天地异火，大概有两次。洛寒泽舌，林清霄这话说的轻巧，但是背后十分惊险。火和火之间也分等级，灵火是仙界最普通的火，天地异火则是最高级的火。天地异火俱诞生在洞天福地。 异火等级高了，甚至会有自己的神智。天地异火十分难寻，而中古时代的异火随便拎出一个来都是神界传奇。凌青霄吞噬了两个，难怪他的灵火这样凶残。火之间既然有等级，那就可以相互吞噬。自然界的规则向来都是强补食弱，天地异火的强大毋庸置疑。 林清霄能成功收服他们，并且将其内化到自己的灵火中，机缘可谓相当深厚。林清霄的运势向来是大凶险伴随着大气运，但是任何机遇都伴随着风险。收服天地异火听起来简单，但是当时情况指不定多么危险。洛寒那时候并不在林清霄身边，万一稍出差池，洛寒都不敢再想下去。 这么大的机缘，别人听着必然羡慕眼红，而洛寒听到只觉得心酸。洛寒问：“当时很危险吗？”林清霄没想到，他听到异火第一个问的不是如何收服，而是问他危不危险。林清霄收回视线，避重就轻说：“不算危险，都过去了。”那肯定是很危险了。洛寒叹息。 要是当时我在你身边就好了。林青霄怔住，片刻后轻轻笑了，不算晚。你现在在我身边就够了。洛寒摇头，看样子并不认同。不过已经过去的事情，再纠结也无益。洛寒抛过这个不愉快的话题，说：“以后不会了。如果以后再有危险，无论我在哪里，就算跋山涉水。” 披星戴月，我也一定会回到你身边。这个许诺太空泛、太绝对了。林青霄的理智让他不要相信，可是情感却无法拒绝。毒药和糖果都是甜的，一旦尝试，就再也没法停下。洛寒的这些话是真实的糖，还是虚假的毒呢？林青霄不想去想。林青霄和洛寒七月悄悄出门。 等回来时，都已经到了第二年的二月。初春下了雨，中山的石阶被洗得清凉。本来是生机勃勃的春景，可是山门前暗暗握着剑的两方人马，毁了一切美景。山外的人不耐烦了，高声叫嚷道：“你们这些仙道小白脸真是默契，快让开，我们要见林青霄！”放肆！中山执剑弟子怒喝。 家主的名讳岂是你们能叫的？中山身为正道砥柱，耻于让你们这些魔族入门。传信的人也冷了脸，说：“我们本意是报喜，你们不要不识好歹。”听闻中山家主在仙界广负盛名，怎么见了我们就不敢出头了？众弟子出奇愤怒，为首的弟子正要拔剑，忽的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按住。 剑被重新推入鞘中，弟子又惊又疑，他下意识抬头望去，此时山道后方，一道人影徐徐走来，找我何事？家主！家主！弟子们激动的大喊。魔族使者看到来人，也露出戒备的神色。林清霄是我。林清霄从初春清冷的雨雾中走来，他涉阶而上。 深州的气息仿佛比外界的雨还要干净。林青霄没有看魔族使者，而是一直关注着身边的女子。小心！罗寒应了一声，提着裙子慢慢走上台阶。魔族来时挡在大门前方，林青霄的路被堵住，不得不停下，问道：“我就是林青霄，何事？”魔族使者们相互对视一眼，为首的人上前半步。 从袖中拿出一样东西。我们尊上派我们来给中山家主送请帖，三月后，雷烈城主持婚礼盛事，有请林家主出席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